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北非有一个地儿啊，叫托普鲁克。这个地方呢，一般人可能是没听说过，但是呢，如果对战争史有了解的人啊，他在北非战场的名气是不亚于日后大名鼎鼎的阿拉曼。托普鲁克，你一听这名呢，就觉得它明显带有阿拉伯味道啊。城市地儿不大。 啊，人呢也不算太多，在当时也就是个四千来人要放到中国的话呢，大一点的村儿啊，也就这个规模了。但是这地界呢，对于参战双方都是有绝对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的。对于德军来说。 这个地方是整个利比亚独一无二的深水港啊！对于隆美尔和他手下数万德国、意大利弟兄们的补给来讲啊，这个地方是救民于水火的地方。隆美尔也真是死催的是吧？这个来这儿之后啊，精力不光得对付英国佬啊，还得放在怎么照顾意大利人身上啊，又当爹是又当妈。咱们前面提到了。 隆美尔刚开始啊，短短的不到俩月，推进的非常顺利，自己都不相信。现在呢，已经离他一开始的出发地儿地离玻璃整整一千五百公里了。你想，这么长的距离，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物资、兵员补给都从沙漠中靠汽车运输，这几乎是跟自杀差不多，是吧？所以这不可能的。有人问了呀。 说前面咱不是讲过吗？德意军队占领了很多沿海城市啊，还有班加西这么重要的海港，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呢？这个道理非常简单，用不了啊！你得说这个海运军需调配的这个问题，小城市没有深水港啊，划个山板开个游艇还行，让几千吨的商船或者军舰入港，除了搁浅没别的可能性。 安加西，咱们说过，英军在撤退的时候啊，港口炸毁了数千吨炸药，甭说港口了，那整个城市都快变成月球了，港口设施全毁。所以，对于隆美尔啊来讲，占领着托普鲁克就意味着有奶吃啊。这地儿要拿不下来，那只能靠后面这个数量可怜的卡车啊，冒着滚滚黄沙和英军飞机的轰炸。 送少的可怜的给养，所以对于德军来说啊，占领托普鲁克是进攻埃及的希望；那么对于英军来说呢，这儿是最后能够守住埃及边境的希望。这个时候的这个托普鲁克城中的英国守军呐，真不是吃干饭的，几乎是韦维尔手下所有之前参与进攻的部队都撤到这儿来了啊！而且呢。 仗着这儿是吧？是这个补给枢纽的优势，英军可以从容的把澳大利亚第七师这样的生力军及时放到这儿来啊！所以扒拉扒拉盘点盘点，此时的守军有六个步兵旅、四个炮兵团、两个反坦克团、四十辆坦克、七十五门高炮啊！人数凑吧凑吧，真不少，总共三万六。 要知道，这个这个时候隆美尔的德军部队就三四千人旁边打酱油的意大利军队有两三万，那是这个聋子的耳朵摆设。啊除了给这个隆美尔找气受，就是偶尔误射一下隆美尔的座机和专车啥的，啊，干点这种严重坑队友的这个勾当啊。所以隆美尔带着这么一帮活宝打仗，那真的是欲哭无泪。 哎，但你还别说啊，这个意大利人呢，不都是一无是处啊？在托普鲁克的防御工事啊，修的还是不错啊。城外将近五十五公里长的要塞啊，有模有样的反坦克壕沟啊、地堡啊、铁丝网啊、机枪掩体啊，一应俱全啊。而且呢，据点直接都用地下通道相连啊，简直是一个这个简化版的马奇诺防线啊。 不过可惜，现在这些公式都是英国人在用啊。这个英国人在前任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又修了内圈的防线啊，把这个托普鲁克这座小城市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是铁桶一般啊。驻防托普鲁克要塞的司令莫斯海德中将对守城将士们慷慨陈词啊，兄弟们，这儿不是敦刻尔克。 我们没有任何退路啊，后边也没船来接我们，所以这是我们最后的落脚点，这儿不能丢。英国人知道，只要托普鲁克还在啊，他们就能用绝对的制海权保证城里的物资供应。隆美尔就算能绕过他，直接进攻埃及，他也不敢这么干啊，因为这里边三万多守军随时可以看时机冲出来，去袭击并切断。 隆美尔的那条漫长又脆弱到极点的补给线，所以这个面对城里边的视死如归、顽强防守的英军，隆美尔呢就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咋整？怎么去破这个局啊？真的不容易啊！首先，自己手头这几头人是吧，可怜到不好意思啊，只能用营的编制去这个调派部队。 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逗逼的意大利人啊，拖拉到令人发指啊！隆美尔说：“啊，托布鲁克公式是你们意大利人修的，你赶紧把图纸给我拿出来，是吧？我也好研究研究从哪儿进攻。”没想到这个意大利人就找这图纸找了半个月，最后给隆美尔的回应是：“哎呀，I'm sorry，图纸找不到了，那您多包涵。” 啊，隆美尔心中这骂娘啊，但没办法，只能呃接受这个事实啊。所以到后来进攻的时候啊，德军都不知道托普鲁什，德军都不知道托普鲁克攻势的这个构造啊。你说这意大利人多坑爹！到了这四一年的四月十一号啊，隆美尔第一波进攻开始，根据计划，意大利军队两个步兵师从西面啊发起攻势啊。当然了啊，这是佯攻。 主攻根本用他们是不现实的，靠这帮活宝啊！接着呢，德军第五轻装师主力向东南迂回，准备在守军主力身后发起突袭啊！应该说呀，这计划真的是大师级的啊！但是这个具体一执行，这个你你你你懂的，意大利军队那种薄皮儿大馅儿的小坦克。 是吧？一看见英军坦克冲过来，直接就开沟里去了。最关键的是呢，德军这次也意外的掉链子了。那一直充当隆美尔先锋官的那施特莱切尔少将没有及时迂回到位，结果呢失去了战机。隆美尔这个气呀，是吧？指着施特莱切尔的鼻子大骂：“啊，你这蠢货哎，是吧？咱平时老拿人意大利人开涮啊，你这次呢，是吧？你看你给我长脸了吗？” 你身为德国军人，你不觉得耻辱吗？施特莱切尔满脸委屈啊，啊，说沙漠的地形您不是不知道啊啊！而且英国佬啊，尤其是那帮操着袋鼠口音的这个澳大利亚人是吧？嗯，有多愣你知道吗？啊，龙梅尔说是吗？啊，他们这么变态吗？啊，我得瞧瞧去，是吧？所以第二天，龙梅尔呢就亲自去这个英军防线啊附近侦察。 跟他一起去的呢是刚刚来前线不久的德军第十五装甲师师长普里特维茨中将啊，哎呦，来又来了个这个十五装甲师啊，没有，只来了个师长。部队呢还在温暖的意大利西西里岛晒太阳，不过这也是对的，师长先来侦查。 熟悉一下战场，才能回去呢，跟下面的人呢定作战方案。所以德国人也很会安排。这可惜啊，这一考察就成了不归路了。师长大人的小汽车刚到前沿阵地附近，就被这个澳大利亚袋鼠们盯上了啊！然后一通长枪短炮砸过来啊！欢迎这位师长大人。巧不巧，一枚炮弹过来，整砸在师长的座车上，嘣！是吧？ 师长就壮烈了啊，隆美尔啊命大啊，幸亏他出门的时候忘带资料了，那得回去拿 U 盘啊，晚出来了一会儿，要不然跟师长一块儿就挂了。但是呢，盯着这已经碎片化甚至人间蒸发的得力助手是吧，隆美尔心里啊简直就不能自持了是吧？仗还没打就先折损了一员大将。 啊，这有点太晦气了。不过这个时候，德军也有个利好消息，那就是这个前线机场啊修建完毕。于是隆美尔命令空军出动数十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对英军狂轰滥炸，重点呢关照一下英军的炮兵阵地。应该说，这次德军空袭卓有成效，很大程度呢摧毁了英军本来就不是特别富裕，但是呢在战场上不可或缺的炮兵部队。 所以十三号、十四号两天，隆美尔再次命令部队发起进攻，而且呢，动用了他手下唯一能端上台面的第五坦克团，终于有个团了。以前都是营啊，当然了，这次也是有步兵支援的，打配合的呢是之前屡立奇功的第八机枪营，但是这点人不够啊啊，直接一头撞上去不被英国人包抄才怪，没辙啊，烂泥这次也得用，也得往墙上呼 所以呢，负责掩护侧翼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意大利军的两个团。一开始呢，德国人觉得打得还行，看来英军损失不小，无力防守了啊！没想到城里套路深呐，英国佬给我们下套呢。英国人这是故意诱敌深入，在德意军队啊进了口袋之后，英军的马迭尔的坦克一下在两翼出现。 是吧？这一下傻眼了，赶紧撤吧！那先保住装甲部队要紧啊！真得佩服第八机枪营，一帮亡命徒敢死队啊，在数倍于己又有坦克、飞机增援的英军包围圈中，愣是拼死为坦克团杀出一道口子啊！你侧翼的意大利军队赶紧配合呀！这时候哪还有什么意大利军队啊？啊，这帮祖宗根本就没来。 啊，把德军指挥官给气的呀！啊，这可是要了亲命了这回。所以十四号的进攻啊，就又是无果而终。隆美尔感觉是万念俱灰呀。北非开战以来，一直自己是纵横千里，予取予求。现在啊，这一次的损失，让这位一向擅长占大便宜的老狐狸啊，肉疼了啊。 唯一能组成建制的这个第五坦克团，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是吧？这个善打硬仗的第八机枪营几乎全灭，而且让隆美尔更加心烦的是，这个时候英军的补给舰队到了托普鲁克港，尽管德国空军奋力空袭，但是在部署完备的英军防空火力当中是没能阻止物资上岸。这么一来。 此消彼长，德军没有力量对要塞发动进攻了。说到这儿，其实咱大家就看出来了，以前隆美尔为什么那么牛逼？因为打的是运动战，那是看战术的。现在打托普鲁克是进入到了阵地战，阵地战没什么捷径跟窍门就看消耗，看谁拼得过谁。为什么一战的时候没有名将？就在这儿。 啊，所以隆美尔现在感觉到了，我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堂堂大将之才，就消耗在每天这些柴米油盐的补给之中，英雄无用武之力。眼下德军能做的，除了暂时维护住以小吞大的包围圈，就是赶紧跟柏林的亲爸爸求援。隆美尔描述了前线的困境。 请求立刻啊，把这个第十五装甲师给我空运来，而且首先得把我手下的疑似第五轻装师补充为确诊第五轻装师啊！你总挂个空头衔哪行啊？叫轻装师是吧？非洲军司令，我每天就能指挥团跟营啊，传出去，被人笑话啊！隆美尔一肚子委屈啊！我这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再厉害我也得有兵。 啊，所以龙梅尔整天祈祷天灵灵地灵灵，亲爱的元首快显灵，是吧？哎，帮我解困啊！但是你想，这个报告递交是要走流程的。那前线的报告要先到陆军司令部，然后上传到最高统帅部，然后啊，就能估计到这报告的命运了。刚传到陆军司令部，就被哈尔德扣下了，是吧？老哥还不忘在自己的日记里嘲笑一把啊，说这个愣头青。 终于知道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了。那早就跟他说，在非洲夹着尾巴做人，稳着点儿，就是不听，是吧？您还想打埃及，是吧？您还想占领苏伊士运河？您是脑子进水，您还是干腹水啊，是吧？不止，陆军司令部给他穿小鞋，隆美尔身边的副将都偷偷越级给统帅部凯特尔元帅写信。 是吧？让他劝劝自己这位傻缺上司隆美尔，别不知道几斤几两，妄想靠着这么点人就去打托普鲁克啊！这是白给人送人头啊！所以你说啊，你想这个一向桀骜不驯惯了的隆美尔，这个时候也不得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那得想想辙，解决眼前。 火烧眉毛的困难。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